愿恩惠怜悯平安，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门。你大吗？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在上帝所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独特的圣招里面，我们都是大的。比如说，一个丈夫和父亲在他的家庭里面，他是大的。 圣经说，丈夫、父亲是妻子是整个家庭的头，头是身体的最大的部分。当然，这大的角色有非常大的责任。一个家庭的头需要一个很大的付出，需要为了家人而有大的牺牲。但是，丈夫、父亲是大。 那么妻子、母亲当然也是大，虽然她跟她先生的角色是不同的，但是他帮手、辅助的角色是非常重要，是好大的。一个妻子和母亲给她的丈夫和整个家庭、整个家庭很大的力量。圣经说，夫妻、夫妻和妻子是一体。如果没有他妻子的话， 那么，丈夫只是半体而已吧。母亲也通常比父亲会关怀照顾他们的孩子，这是非常重要、非常大的角色。母亲对家庭的确是很大的。那么，父母的孩子呢？我们或许会看他们在一个家庭里面不是很大的。 的确，他们或许没有像他们的父母付出的那么的多，但是他们的角色也很重要、很大。比如说，上帝借着我们的孩子限制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的自私；上帝借着他们强迫我们自私的人关心别人，就是他们。 为什么几乎整个世界的人越来越不要生孩子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人是太自私的，我们不要跟别人，包括我们的孩子分享。因此，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大人是很重要的，他们有很大的角色，就是限制我们自我中心的罪。我们孩子，你们当孩子在学校。 你们也是很大，比如说每一班至少都有一两个同学，其他的孩子会欺负或者看不起他们。你们自己当同学的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去关心他们。虽然你的朋友也许会觉得你怪，或者甚至开始远离你，但是上帝给你放在那班上，就是因为他要借着你来照顾。 那虚弱的或被藐视的同学，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也就是这样照顾这样的人，这很大很重要。结论是我们每一个人，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大，因为上帝都给我们放在很大的位置，为了来服侍别人。耶稣照样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？” 就必做你们的佣人。我们不要利用我们大的位置来欺压别人。无论我们是丈夫、父亲，或妻子、母亲，或孩子、同学，我们大的角色有大的责任。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大的角色，自己的头就变大，就变骄傲。 这些上帝给我们的圣招是为了谦卑地、卑微地服侍别人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。但是，无论我们罪人如何错用我们的位置，因为这些位置都是从我们的大上帝所给我们的，而且因为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些的角色里面行一些很大的事，的确可以说我们都大。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里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到十五节，我们看到一个人，他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大。那么我们的经文有耶稣，那他当然比我们大。但是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不是那神人耶稣了。这个人是施洗约翰。我们现在再听一次耶稣自己怎样形容约翰的。 从第七节开始看，他们走的时候，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：“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什么？” 是要看先知吗？我告诉你们，是的，他比先知大多了。经上记着说：“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。”所说的就是这个人。我是在告诉你们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我们先停在这里。约翰非常大，对不对？ 那么他为什么是那么的大呢？不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完全人、没有瑕疵的。在第二、第三节，我们就看到这约翰好像在怀疑耶稣是不是基督了。他是软弱的。约翰是大，因为他的角色，上帝给他的圣招是非常大，远大过我们任何人的。他是预备基督道路的。 上帝在旧约里甚至也预言他就是约翰的来临，这是非常大的。可以说，约翰的大是因为他跟耶稣的关系，他是预备耶稣的道路。特别在这个江临期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想到玛利亚。伊丽莎伯说：“玛利亚在妇女中是最蒙福的，玛利亚是妇女中最大的。” 为什么呢？跟约翰一样，是因为他跟耶稣的关系，他是把耶稣基督带进这个世界里的，好大的呼召，好大的角色。我们现在回到约翰，他是非常大的。耶稣说：“反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。”但是耶稣下一句话是这个：“然而，天国里最小的。” 比他还大，耶稣说：“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，怎么可能？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慢慢看这句。首先，天国里最小的是指谁呢？按照上下文，最好的答案或许是相信耶稣的婴孩。这是因为在同样的第十一章。” 后面一点，第二十五节，耶稣就向他的父祷告说：“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好像很大的人，从呃就把这些事，呃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是最小的人就显出来。婴孩的确是很小的。” 耶稣所指的一定是包括他们，但是我想我们也可以说，我们所有在天国里的人都可以算是最小的，啊，我们都包括在这最小的范围里面。我们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大罪人，这就让我们很小，不是吗？ 反正，即使我们如果不能算是最小的，耶稣说我们这些在天国里的人都比约翰大。是的，你我都比约翰大，怎么可能？肯定不是因为上帝给我们的护照比约翰大，在这方面约翰还是比我们大多了。也不是因为我们比约翰虔诚或者坚强，我们跟约翰一样软弱。 其实我们应该比他更软弱，苦难一来，我们就怀疑上帝的应许。我们到底如何比约翰大呢？原因是跟约翰伟大的原因和玛利亚伟大的原因一样，是因为我们跟耶稣的关系。可以说，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比约翰的还大了。 这意思不是说我们的信心比约翰的强，或者我们在天堂会高过约翰的，不是。意思呢是说，约翰只有预言说耶稣会当上帝的羔羊，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世人的罪孽，但是约翰没有看到，他现在就是在希律王的监狱里面，他很快也就被希律杀掉，被砍头了。 约翰比耶稣早死，他没有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没有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都相信，也都预言这些，但是他没有活到那时候。我们呢？我们是蒙福的，我们很大，因为上帝的大祝福。我们很大，因为对我们来说，耶稣已经做了。 他已经成全他救赎的大功，这是两千年前的历史事实，不能改变的。你自己当你受洗的时候，这也是一个不能改变的历史事实。当你受洗的时候，上帝把你自己连接于这位耶稣基督，这非常大，这比约翰有机会经验到的还大。所以你是大的，比约翰还大。 因为耶稣基督大，当然耶稣基督自己是最大的，大过一切的，他是创造主。但是我们在这江临期和圣诞节的时候，我们就纪念那最大的耶稣如何成为最小的，为了救赎我们大罪人。哥林多后书说：“你们知道，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。”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就成为富足。换句话说，耶稣本来是大的，却为你们成为小，使你们因他的小就成为大。我之前提到，耶稣说服侍别人是好大的事。那么在这方面，耶稣自己当然也是最大的。 我现在再一次念那段经文，然后我继续念之下的几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就是耶稣来，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暑假。 是的，耶稣成为最小的，他担当世界上所有的罪，包括你我的罪。然后，因为他有我们的罪，他也就替我们受我们罪所赚得的惩罚。他替我们舍命，做我们的暑假。因此我们变大。圣经另外说，上帝是那无罪的，就是那最大的耶稣，替我们成为罪。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是的，我们成为上帝的义，这非常大哦。这是你最基本的大，在基督里的大。这大是大过你的罪，是大过撒旦，大过死亡，大过一切，也是一个永恒的大。现在因为你已经是这么大。 你就用这个大来分享给别人，你就用这个大来服侍别人，就像耶稣首先用他最大的大来服侍你一样。上帝给你很大的呼召，你当丈夫、父亲，你当妻子、母亲，你当孩子、同学，你在这些大的圣召里面可以做很大的服侍。 你可以关心帮助别人，这真的很大，也比你光顾你自己大太多了。你可以做吧，你已经连接与基督的大，这个大是够大，做好多大的事情，好大很多的服饰。你在基督里是大的，你现在就分享给其他的人。 上帝所赐、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，一念，阿门。